锵锵三人行，哎，我们做节目之前呢，文道拿笔在这画报纸标题， <laughs> 家辉在这画沈星，是，吗？对，沈星胸部有这么大吗？没有，我已经把他想成这个样子，真是，哎，我要先画大了，然后才慢慢调整嘛，画画都是画大了。 <laughs> 还能还能，不是他其实你看他做这么多年节目啊，他有个焦虑症，你知道吗？他必须看着这个沈星的图腾， <laughs> 对对对，来解除这个焦虑，没错。可是还是胸大版的，就 <laughs> 是通常那个有效只能维持一个礼拜。 下个礼拜我就换一个又停这样，所以我是大小通吃。所以他 <laughs> 原来来凤凰主要是意淫女主持，我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laughs> 一般都是把给咱们俩的书都给了女主持人。对对对，原来本本是吧？你看昨天写了本书来说要给我，一回头怎么省心拿着？沈星说家辉给我了，哎呀， <laughs> 你真的要强强逼我说是吧？我是代表你送给他，你不好意思给他，那还真感激了，真感激。对，这个家辉是很。 会做人的，对吧？在女人那做人， <laughs> 对对对。咱们说啊，哎，叫家辉的人都挺会做人，是吗？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呢，是跟他同名的这么一个人啊。对。而且连姓也蛮像。也像他，他是马家辉嘛？对。他那个家辉也是一种骆骆马，对。骆骆也是一种马，对，就草泥马的那种马。不 <laughs> 不不， <laughs> 就那个马吗？骆马吗？骆驼行吗？谢谢谢。骆驼啊，骆骆骆家辉。对。但是说骆家辉之前呢，我还得说另一个人。 嗯，这个人呢，说起来我有点这个什么呢？这个这个伤感，就是也算是我的同行，但是呢，他被免职了。嗯，咱们我们在广义上算都算吃开口饭的，就王永平啊，呃，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哦，我都我们都是吃开口饭的，对，他就真替他难过。他那句话，坦白讲。 说的挺好啊，反正你们信不信我不知道， <laughs> 我是信了。这这句话给大家多少消遣娱乐？一般新闻发言人呢，老是讲西方的那种新闻发言人讲的话呀，那叫一个没有特色。 <laughs> 他这个讲的话能进入词典，没错。而且而且，我觉得，的确，你要说他做新闻发言人，可能表现的不是很专业，对吧？嗯，但是。 咱们谁专业？ <laughs> 咱们什么专业？您就兔死狐悲了是吧？我就兔死狐悲， <laughs> 而且我也意识到啊，的确这个年代我早就说了，会聊天的才能称王。嗯，各行各业为什么？这我就跟你讲嘛，他们那些说运动员，我说为什么李娜就不一样？为什么姚明不一样？你们认为光是那些东西吗？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会说话。嗯，姚明是会说话。姚明会说话。其实刘翔也是对，你的刘刘翔也是不会说话的。 不会演戏的运动员，你看，那就是只能是运动员。可是话说回来，我在中国大陆行走几年的经验是说，从来没有碰到一个不会说话的中国人啊，什么话大话假话真话什么话都讲。我们刚刚进入一个所谓媒体社会啊，包括中国的这个政府啊，各方各面都在开始进入一个这种网络呀，跟媒体怎么聊啊，他没有那么熟练还，哎，有一种难得的。 淳朴，你要真熟练了，我就跟你讲，家辉说的那种啊，你在大陆行走，大陆砍也很多，嗯，都能砍，但是呢，叫得体呀，什么场合说什么话，碰见难答的该怎么，这个四两拨千斤，这个技术啊，我就发现，尤其是做这个公关的，你看，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啊，这个这个这个吴敦义，吴敦那个时候，因为我就说吴敦义是台湾这种酒精训练的这种这种官员啊。 他说一个话，我就觉得什么叫德仪他也用了德仪这个词儿，就是陈光标的事情。陈光标那个时候跑到台湾花钱，满地撒钱嘛。对。那么台湾的人骂，对吧？各种各样的争论。那么你知道啊，一个政府的一个官员，他评论这个事儿，哎，怎么样说的，让你就觉得吧，各方面都听着挺舒服。你看看他这段话，所以我就说，咱这学习说话，就专门我让他们打出来，就吴尊义讲的，你看啊。 吴敦义就说：“只要是行善，社会都应该给予肯定。但是你看啊，如果做的人很得宜，受善的人就会更肯定，就会得到更多掌声。你看连消带打，这个就是说，我也注意到了人们对陈光标的不满，但是我用的这个语式啊是正面的，正面的。如果他能够做的很得宜呢，他就会得到更多掌声。然后呢，你看啊。” 呃，关于大陆和香港的这个恩怨，对吧？啊，不是，关于大陆和台湾的这种啊，说你看，过去大陆汶川发生地震的时候，台湾民众也同样伸出援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我们台湾人也到你们大陆行过善，不光是你们大陆富翁跑我们这儿行善，你看它体现出某种平衡。然后下边说呢，只要行善得一，必会成为很好的典范。 陈光标以逐渐调整方式，相信会得到更多的肯定和掌声。哎，我还注意到了，哎，陈光标，你看陈光标自己听听这个话，他会很舒服。所以呢，所有的这种政治人物啊，要讲这种话的时候，你注意他们的字眼，他们很少会说，呃，行善呢怎么样都是好事。 但是呢，有时候你行善不注意的话呢，那就可能好事变坏事。他绝对不会这么讲，不会这么说，他一定不会用个“淡”字，然后做一个贬损下去的一个说法、降级的说法。他一定是越来越肯定。嗯，他的意思好像说你做的很好了，如果再怎么样，哎呀，那就更好了。 <laughs> 他是这样的。是那台湾整体来说哈，还是。 有分不同的政治的人物哈，蓝营的人一般说话比较得体，国民党嘛，以前国民党怎么样？万恶的国民党哈，可是他在那边几十年，还是有一种教养，有一种家风，所以蓝营通常比较会讲话，除了马英九嘛哈，所以听说马英九找吴敦义搭档，这次也看重他的口才，没错，对不对？然后绿营呢，我们有时候作为一些呃媒体工作者哈，有机会去台湾访问，看到绿营的人讲话是。 一塌糊涂了，因为他们过往几十年就是喊冲喊打这样赶出来的嘛，所以我们吃饭也好，讲话也好，你觉得真是完全不得体了。比方说，我们跟绿营的吃饭啊，前几年不是沉水一扁年代，不是绿营当家吗？OK，他们当官的请吃饭哈，以前国民党请吃饭非常得体的嘛，啊，文道兄，我敬你。 啊，文涛兄，我敬你非常得体，进退应对哈。绿营完全不一样了，一坐下来，我们都还没吃还没喝，他就自己先吃哈。 <laughs> 那个绿营的官，我跟你讲啊，文道，你讲一下香港的情况吧。 <laughs> 然后你一边讲，他一边吃哈。你觉得那个对比是非常强。但是文道如果是个台南农民，就看着他很亲切， <laughs> 对，是不是？没错。所以，所以我就说啊，有的人不见得讲台湾。 中国人并不是这方面没有技术，甚至是更有技术。但是你看，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本家，不是你们本家， <laughs> 你们这种马字旁的家辉，一半的本家，对，就是骆驼牌的 <laughs> 家辉，是吧？骆家辉，嗯，咱先看一下他这个照片，出现在首都机场嘛，他现在当了这个美国驻中国的这个大使嘛，大家这个纷纷说呀，穿的这一身 包括这个孩子都像是故意的，对吧？ <laughs> 诚心让我们难看，是吧？ <laughs> 就是故意。哎，然后呢？我要给你看看的，就是他说的一段话。我觉得，哎，这是他家。他们说呀，就是让中国人民知道他孩子穿的很一般啊。然后你看，这叫聊天聊的一个清楚啊在个人层面上，能作为中国移民的孩子，代表美国，我出生的土地。 以及我的家庭真实的美国价值观站在你们面前，我感到既谦卑又荣幸。我以官方身份，作为服务于总统和美国人民的驻华大使，将代表的正是这永久的希望和这些价值观，什么自由、平等、机会。嗯，你看他这个话里啊。 你的注意，就是它是方方面面啊，这个这这，我就觉得聊的那叫一个清楚哈。咱们先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刚听了我家辉兄啊，家辉兄，哎，自个说自个。哎，他是对他地位很高，可是我觉得我普通话讲的比他好， <laughs> 他一句都不会讲，怎么回事？对。那家辉兄啊，哎，那我需要讲英文，所以他能够听得到我，我表扬他。 <laughs> 那个家辉兄那一段，我觉得最有意思在于说，他不断强调一个东西，他代表美国的价值啊，价值观啊，我代表美国的。 那我注意到以前，比方说台湾也好，内地的也好，去不同的地方出去哈，官方人员说话不断强调一个什么呢？强调说我代表权力，power 哈，一个是代表权力，我来代表国家的权力或者利益，对利益或者说权力哈。我们看到家辉兄是讲说价值观。 我代表美国的价值观，到底这种什么价值观呢？这种好还是不好了？另外一回事哈。可是你看到美国人去强调他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一点蛮重要的，蛮值得我们注意。我觉得他说的价值观呢，一般来讲就是自由、平等、机会。 就说他平常讲的是，对他跟奥巴马都差不多，就说是什么从我祖父到白宫还是到哪就走了什么一英里啊？那意思就是本来都是华工嘛，然后到后来我能够做到商务部长，就像奥巴马，对吧？就是能做总统。是嗯，可是从他这个当了这个州长啊以后的这个行为看呢，我觉得他的价值观呢，美国价值观其实是 business，嗯，啊，完全是这个做生意嘛，呃，而且他自己。 呃，哎，好像他们还有个照片，你可以看看。呃，推销这个星巴克嘛， <laughs> 自己拿着一个打折的，结果星巴克还不认，是吧？对，说说说有打折券。但我们要知道，星巴克的崛起正好是他在华盛顿当州长的时候。嗯。因为西雅，星巴克是西雅图起家的企业品牌，西雅图就是华盛顿州的首府嘛。嗯。那就是他在那工作，后来当州长的地方嘛。嗯。我觉得骆家辉啊，他要说这番话，其实。 这番话是很难说的。作为一个大使，他要说话给中国人听，要说话给美国人听，两边都盯着他。中国人，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心情也很古怪，不是一堆人说他什么汉奸了啊，黄皮白心啊，有这种阴暗心理嘛，老这么这么看他嘛。那另外一方面，美国也不一定是完全没问题。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些非常右翼的人，也许就会盯着，哎，你这个华人回到中国去当美国大使，你怎么说话？两边都盯着。 对，你想想看，他既要说我尊重、我喜欢我身上的中国血统、我的中国面孔，又要说，哎，可别搞错，我是个美国人啊，我代表美国的东西。所以这段话是恰好要两边都要平衡出来。可是呢，我就我就在想啊，我我看到他刚刚我们说他那身行头，啊我想讲这个事儿。 不是大家都说，哎呀，这不是让我们难看吗？这 <laughs> 不是有损了这个美国官员的高大威武形象吗？ <laughs> 这不是也讽刺一下我吗？对不对？太随便吗？这种话，我发现我这几年听的多了之后啊，我也开始会有这种认同这些网友说这些话。嗯。但是我仔细想，我几年前是这种话，我是听不懂的。嗯。你明白我意思吗？就很多年前，大概十年前左右，我第一次在大陆开始写时事评论。 开始很很热忱的关注这些事儿的时候，我发现每回有些外国官员 <tsk> 来到中国，呃，比如说住个很普通的商务套房酒店里面，不住总统套，然后出门什么自己拿了个包什么的，然后网友们说：“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人家，人家，人家怎么样？一个总统打伞，自己打着伞啊！”奥巴马这打，哎呦，你看人家总统自个儿打伞。嗯，我以前呢就总看不懂这些话，为什么说这有什么问题呢？这这总统怎么就不能自己打伞呢？ 一个官员为什么就不能自己提个包呢？嗯，因为我从来都觉得这是应该的，这是正常的。那后来慢慢这几年下来之后，我发现我已经内地化了。我看到罗家，你看人家， <laughs> 我变成正统的中国人。可是现在的网友这样说，其实也是。 不断在调侃嘛哈，调侃，那调侃我我我我们记者。可是我看到骆家辉哈，家辉兄讲那一段话哈，我觉得是在整个语境里面讲的，一定是他注意到，因为他来以前啊，一定在美国政府那边不断把情报给他，告诉他中国媒体、中国人、中国政府怎么看他，嗯，一定很注意一点说你是华人。 嗯，所以他回他来到的时候就要发表这种话，也要说话给美国人听。你们放心，当然，我虽然是华人，我不会出卖我们美国利益哈。所以我觉得，他是，实实际上，我注意到有些评论这个推测呀，嗯，他不见得比一个真正的洋人呢当大使啊更有利于中国。那当然，甚至他更加的。 他得表态啊，对，哎，这这恰恰因为我是黄黄皮肤黑眼睛啊，对，所以我对你的中国，说不定还更加这个井水不犯河水这样。可是呢，我觉得又要话说回来，我知道很多网友啊，也的确觉得让这个华人回来当美国驻华大使啊，很不妥。然后他们就批评他，就像我刚才说那些，你说这说哪去？但说这种话人相当多的，你知道，在网上。 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我有时候回想起来，假如啊，让我们假设，今天不也有一些外国人在中国住下来了吗？还拿了中国护照，过了两三代，这外国人一个黄头、金头发、白皮肤的，看样子像个老外，祖上是美国人的人，将来万一成了中国驻美大使，嗯，那怎么办？你你，我就想说中国人自己的感觉怎么样？ 呃，假如我们出现了一个，因为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你记不记得以前秘鲁有个贪污下台了的总统藤森？嗯，他是秘鲁总统，但是是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的后代。嗯，当时呢，藤森呢获选总统之后，日本人很兴奋，嗯，很高兴。就然后他后来到了日本的时候，日本人还特别欢迎。 那难道就像奥巴马当总统就是肯尼亚国庆吗？不，我就是说嘛， <laughs> 假如啊有一天真有一个中国人， <laughs> 比如说我们想两假想两种情况，中国那个感受，一种是我们出了一个老外样子像老外的人，嗯，满口普通话，但是中国人到了美国当代表我们的驻美大使，那中国人民长我民族威风啊，对吧？ <laughs> 对吧？对对。好，那反过来，假如今天骆家辉他不只是大使，他甚至当了美国总统，那中国人觉得荣幸吗？ 那中国人我觉得一定荣幸，也很荣幸。华人嘛，华裔嘛，对对对。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嗯，那这两种情况，我们既然都觉得挺不错的话，为什么他回来当驻华大使？ <laughs> 我觉得这很不像话的。这可能是有些愤青啊，他就喜欢这么这么这这么说这么说，但是。 我你说这个问题啊，反正让我想起啊，昨天我不碰见那个陶杰嘛，嗯，他就他们讲说伦敦骚乱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在伦敦待过好多年，是，所以他就说啊，对，他就说啊，他说这个就是伦敦也是这个问题，巴黎也是这个问题，他说多少年了，这就是当年呢对这个移民政策比较宽，他来了之后就积重难返了，就是你现在这么多的这个移民，那么他们的尤其是他们的二代是吧，贫穷问题，呃，包括是平等身份。 这种等等等尊严，这很很复杂的问题，甚至于大家串起来讲，连挪威前一阵儿制造这个枪枪击案那个，他寄出来的理由不也是这种担心吗？是说有一天你们这外来移民的人口超过我们本地的人口，我们被你们吞没了，对吧？好像这是欧洲一个问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美国没有这个焦虑呢？没有这问题？他说也不能说没有，他说但是根本上讲。 欧洲还是有这个所谓原住民的，对吧？原来的人，美国就是个移民国家呀。没有，美国有印第安人啊。对，这算原住民， <laughs> 但是被被被被搅得差不。但是你就说美国算是什么人呢？美国没有一种民族意义上的人。 呃，美国是这样，美国是个自我发明的国家，哎，就美国，因为他很强调他是个新国家，他知道自己是个新国家，所以美国是很多人以为美国人没有什么民族认同感，那是错的，美国人的那个爱国情绪、民族主义他是有的，只不过他那种民族主义不是我们传统上的那种种族型的血统对对不是血统这种，他是就是他不断强调的，骆家辉强调的价值观。 你认不认同这个国家的建国的理念？你认同的话，你就是我们的人。对，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啊，美国跟欧洲的差别在于说，欧洲最近几年的确特别从比方说呃非洲或者说中东太多的移民哈，我们现在去欧洲大城市，比方说德国一些城市啊，都看到了。 几条街是对卖的是都是呃中东的食物，中东的商店啊。这几年这个部分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特别在欧洲很多城市的骚乱哈，其实当然是阶级问题了。可是在背后哈，那新移民，特别是从某个地区来的新移民，这个结构的理由还是非常非常非常主要的。这个部分在美国比较没有出现这几年。这是你看，我到纽约，我就觉得。 我说这个太太复杂了，这个城市啊，我甚至很佩服这个城市的管理者呀，这家伙太复杂了，就是每条街上都是不同的人，这个里边三教九流啊，全世界这个这个就深似海呀。计程车司机多半是巴基斯坦跟孟加拉。没错，多少个宗教， <laughs> 多少个人种，而且呢，有些是在经过有些地会所呀，神神秘秘的，他们就跟我讲哪儿的圈子都有哪儿的规矩。嗯，你说他这个这个城市管理起来。 太复杂，像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咱们经常听到这种说法啊，比如说是什么这个呃，有人呃，中国演员入了哪个几级了，就是汉奸，呃或者就是骂是吧？或者说演一个电影，说一拿多少个都是有利卡的。是，当然你要作为笑话说了，我们笑笑。对。可是较真儿来说，我就觉得这些个看法，就是说你口称盛世啊，可你这么想问题，你就不是唐朝人。你明白这个意思？ <laughs> 就是说你这个。 我就有时候想反过来问，怎么就不行了呢？那么一个美国美一个华人回来为祖国做贡献，怎么不行呢？对，这这这这他都不管贡献大小，你也欢迎他来投资啊，他创造工作机会啊，他创造税收啊。是，那么怎么这这怎么就不行了呢？所以这当然我觉得完全不是。对你不能把他当神父啊是吗？没错，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文化或者盛世，它不应该是个种族主义观念主导的一种就一种盛世。你就好比说，有些时候你只要一想，那新加坡人。 嗯，他们口称爱国，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很不满意？你不会？ <laughs> 你看你很不满，因为这我们觉得，哎呀，他们是一国，但他们也都是华人呢。所以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华人这个概念啊。我觉得过去我们中国一百年来慢慢形成一种很奇异的想法，就当然这是我们现在民族主义出现之后啊，我们总以为所有的华人都是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就该存在于同一个国家之内。 嗯嗯，这种政治民族主义的观念，但是这里面我们忽略了一点，就华人他不只是个民族，他比民族范围更大，他是种种族。嗯，比如说汉人。 就你刚才讲新加坡，就是很好的例子。我有时候演讲的时候，常常跟学生们开玩笑，我说：今天在世界上，我们 Chinese 建立了两个国家，嗯大伙就吓坏，就说： <laughs> 哎呦，梁老师，你想台独吗？不，还有新加坡，对不对？ <laughs> 那你从这个新加坡，就是很好例子，它八成是华人。你就看到原来华人真的是可以有不同的政治实体存在的，因为我们是种族。 这里面讲的不是一个政治单位的民族，是吧？对，华人对于这个这个呃认同啊，我觉得还还在摸索。因为你你讲这个令我想到，我是拿台湾护照的哈，我有台湾护照。那我每次跟我台湾的朋友说，哎，我有你们的台湾护照哈，他们都不敢相信，充满了怀疑，充满了好奇，呃，就说哎，为什么为什么会有我们护护照样哈？为什么要拿我们护照？那我总是反问，哎。 台湾不是很多移民去了美国吗？不是也拿了美国护照吗？然后之后回到台湾生活一样嘛？为什么你们可以去拿人家护照，我不能拿你们？护照？我觉得中华民族这个文化当中啊，一直有一个就是有很多优秀的地方，有一个不太优秀的地方，啊，就是虚伪成性。就很多事情啊，呃，这个道理啊，谁都明白，都揣着明白装糊涂。比方说，人家拿什么国籍，拿什么绿卡，这都是个人自家人家生活条件，人家觉得这样好，那就这样弄。 对吧？剩下的事儿，咱连毛主席统一战线都不如了。对任何人，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